这是怎么一回事？这里怎么跪了这么多人？王爷，王爷开恩呐！求王爷为小的说一句好话，小的实在，实在从没想过加害王爷呀！你好好的说，到底犯了什么事？小小的也说说不上犯了什么罪， <laughs> 总总之是被人家牵连的。 王爷，王爷，您看在小的多年多年小心伺候的份上，您救救小的呀！别哭了，我进去问问。你伺候皇上不少日子了，喝犯的错不大，想来不会责罚太重的。风弄原著，个人耽美广播剧，太子。 番外之秋后算账。王太夫，王太夫，王爷回来了，祭祀还顺利吧？一切都好。 皇上，在里面。唉，外头跪着那些人，到底犯了什么过错？我看连常德富都跪在那儿了。要是事情不大，等我进去，给他们求求情。要是违了大礼法，我就不过问了。老臣已经劝过了，不管用。皇上这次是雷霆震怒。 刚才差点把龙案都踢翻了，说要把这些人全部绞杀。什么？我看外面跪的人都上百了，这就算是大案，总有主犯从犯之别，怎能一概论死罪？他们到底犯了什么事？这件大案是十六天前从太医院一桩窃药案里牵出来的。 本来是一个打杂的小内侍偷了太医院的药，后来抓住了，熬刑不过又供出了当初给王爷您用安魂散的旧案，这可把审案的官员吓坏了。谋害皇子可是滔天大罪呀！永顺他啊，皇上都知道了。 当时就上报给皇上了，皇上一看奏折，气得话都说不出来了，立即下旨要宣红英亲自查办。宣红英调出王爷在太医院的所有脉案，一股脑儿往下追查，十来天功夫就抓了一大批人，太医、太医身边的小学徒。 还有当时在太子殿伺候的内侍、宫女、侍卫，通通关押审问。今天宣红音把案卷呈上来，就看皇上怎么发落了。怪不得，我这次一奏请离公主吃祭祀，他就准了。王爷，皇上如果真的把这些人都杀了。 恐惹天下非议呀！这些人里头是有该杀之人，可有的只是知情不报的罪名。皇上正在气头上，老臣怎么劝也无济于事。哎，我去劝，老太傅请安心。皇上是个人君，不会滥杀无辜的。 臣，永琪求见。臣，永琪求见。进来吧，把门关上。呃，臣进来的时候，看见广场上跪了许多人。听说，皇上为了一件案子，要通通判他们死罪。哼。 朕为的什么案子，你心里有数。王景桥刚刚才在这里立足，都快要上演文死谏了，才被朕轰出去，又轮到你来了。仁亲王，你是要为外头那些人求情？告诉你，朕恨不得连你一并杀了。你以为朕是为了你才彻查此案？ 是不是？你以为朕杀他们也是因为心疼你？他们是为了你而没命的，所以你来求情是不是？你以为朕一向依着你，不会服你的面子？你进来说一句，朕就会饶了他们，是不是？永琪，你妄想！朕一点也不心疼，朕压根儿就不想管是谁害了你，朕更不会给你面子，赦免他们。 朕当什么了？你在太子殿被人天天关押，差点连命都没了，朕竟然毫无所知。你就没有想过要告诉朕，让朕像个傻子一样什么也不知道，连你几乎丢了命也不知道？ 哥哥，你是真的不懂我吗？你为什么这么对我？皇上，你出去吧。朕，朕现在不想见你。有事。 永山，弟弟，你，你说的对，我不该瞒着你，是哥哥错了，哥哥给你赔罪，出去。以后，以后再也不会这样了，我什么事都和你说。出去，我错了，你罚我吧。 出去？怎么罚？怎么罚都可以。出去吧。这些天你也辛苦了，先回去歇息。朕想见你，自然会给你旨意。臣遵旨。 皇上仁亲王他仁亲王他怎么了？仁亲王他他他把自己关到内城院去了。什么？他他他说自己犯了欺君之罪，要要惩罚自己。王爷您您您要把自己关关起来？王 <laughs> 王爷啊！ 这可不合规矩啊！内城院是承家人的地方，您这好端端的，他也不是想进来就就能进来的呀。我怎么不能进来？我是亲王，管着宗族事务，有权给皇族加罪。现在，我给自己定个欺君的罪，一定要受监。按照规矩，你要立刻把我关起来才是。呃，唉。 好吧，来人，把仁亲王关到小房去。有一件事，我想了很久，今天要问一问你。王爷要问什么？还记得从前我被关进来时，是二皇子监审。你问了我两句话后，他把你召到外头去了。是有这么回事。他。 究竟和你说了什么？既然是王爷问起，我就直答了。那一日，当今圣上把小的叫出去，说了一句让小的一辈子也不会忘记的话。什么话？他说：“要是永琪在内城院出了一丝差错，我会要了你的命。” 从前，从前牢房里用的那个绑人的红绳，还有吗？这、这、这、这、这、这，这小子实在，小、小子实在不敢呀！这少啰嗦，有就拿出来，天大的事，本王担着。 张成，你怎么办事的？跟着仁亲王胡闹，人呢？关在哪里了？小的不敢冒犯仁亲王，奉仁亲王的令，把把他暂时安置在小房，就是，就是从前皇上给吩咐的那一间。 该死！谁把你弄成这样的？谁？我我自己绑的，绑住了脚，可可是我绑不住两只手，只能只只能虚套一下。我以为你会喜欢，是我不好，我不要脸，哥哥。 当然是哥哥不好，全是哥哥的错，不是罪，欺君之罪。永山，天下敢这样欺负皇帝的，只有哥哥你了。 既然是赔罪，就要诚心一点。哥哥的手不是没有绑住吗？那就让哥哥自己摸一次吧。动手啊，哥哥，像我平常那样，摸你那个漂亮的地方。快点，这可是圣旨，不要光愣愣的握住。 要像我伺候哥哥一样，周到的抚摸、摩擦，手掌收拢一点，慢慢的从下往上挤，动作快一点呀，哥哥。想不到正经的仁亲王也这么喜欢这种东西，朕还以为。 只有朕喜欢摸它。永臣，永臣，别停呀，哥哥！你要摸到自己出来才行。别摸，别摸，哥哥不要朕摸。 那朕就不摸好了，不要走。朕不用手摸，用朕的龙根。刘山会疼的，哥哥，别怕，继续摸自己啊，哥哥。啊啊！不，不好，不行，不好。这次是哥哥自己主动请罪的。 一定要坚持到底，如山，山，再不听话，朕就用绳子绑住哥哥的下面了。到那时候，哥哥想摸也不许摸了。到底听不听话？啊啊啊！好想，好想弟弟摸这个地方啊。 有是啊？皇皇上。 山，有山。哥哥，你对我真好。弟弟。啊。 哥哥，弄疼了吗？不疼，还要吗？哥哥，你刚才说什么？不许摇头，朕在问你话呢。君主问话，你这个当臣子的不吭声，是为大逆不道哦。快说！ 刚才你说的那句话是什么？是不是还要吗三个字？啊，说呀！你又欺君，这可是你自己央求的，朕就大发慈悲的摁准好了。嗯，今天摁准个五六次，总能让人亲王满意。 朕可真的要吃你五六次了。嗯。连朕也弄不明白，哥哥到底在想什么了。弟弟，我会记得的。 <laughs> 虽然只是那么一句简单的话，张成会记一辈子，我永琪也会记一辈子。要是永琪在内城院出了一丝差错，我会要了你的命，弟弟，哥哥其实。 很喜欢你，比喜欢永宁更喜欢你，不一样，是不一样的。在皇帝严令下，仁亲王曾经主动要求下狱内城远之事，宫闱中从未泄露出任何风声。 只在皇子太傅王景桥告老还乡后写的一本自传体文集《浮云传》中，隐晦留有一小段文字：“仁养二年有大案发，仁亲王回宫面圣，救百人。”只寥寥数语，无前因后果，事情的真相后人再无从知晓。 多少风流，都掩盖在千古之中。冷风冷，雪不得眠。昨夜星辰，别后相见。熟悉的眉眼，陌生的语言，浮沉起。 落檀小间，宫墙内错综纷乱，此生不知衣裳贪欢，执手挽狂澜，唯愿他纤尘不染，执笔书画展笑颜，手持一捧心底。 我把它都灼伤，冷眼隐忍，知道是无常。春夏之花，秋冬月，古今多少过往，不过是大梦一场。 全谋真情与假意，恩赐与冤仇，荆棘丛中种红豆。执木少，白裘焦。今世所知此情不朽，坚定的守候，我。 破案的争斗，是缘世界的情仇。手持一方心底火，把它都灼伤冷眼隐忍，知道是无常。春夏之花，秋冬月，不尽多少。 舟不长秋流芳，草木摇落，悠悠夜未央。唯愿君心似我心，留得。